每天凌晨四点，苏卡多森林寺院的每个生命，都会一如既往的按照规律，开始一天的生活。 课后，僧人们开始到周围的村落托钵。修行者则开始精进、持续的培养觉性。 按照甘田长老几十年来教导的离苦根本方法来用功。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个不同的日子。凌晨五点以前，甘田长老安详的辞世。 他毫不懈怠地教导人们培养觉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今，他把这个法宝留给了人。 甘田长老出生在泰国东北部孔敬府的农诺县，十岁那年，全家迁到了猜也奔府进歌县的农开村。年幼的甘田每天都到地里干活，照顾弟弟妹妹，没有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玩耍。十五岁的时候，他到农开寺出家为沙弥，这才有了。 第一次上学的机会，也许是与佛法有着深厚的渊源。甘甜小沙弥精进的学习佛教经典，然而两年后，他不得不还俗回去照顾贫困的家庭。后来。 他学会了符咒及制作圣水，十七岁时还得到了村中长辈的认可，为人们治病去邪。这以后，他结婚成立家庭，直至三十岁，他人生的转折点。 九六零年，来自李府的龙波天大师开始传授一种有别于以往的修行方法。龙波天大师的洞中禅不强调宗教仪式、佛教知识的学习，打坐时无需闭目，经行时。 更没有疾步或是慢步的要求，就是这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极为特别的修行方式，却深深的吸引了年轻的甘甜。一九六七年，年轻的甘甜为学习修行之道，开始四处寻找老师，在听说龙波天大师的洞中禅后，年轻的甘甜对此产生了兴趣。 与此同时，他的表哥博谈比丘也正在研修洞中禅，这让年轻的甘甜下定决心前往来府的席奔楞寺院。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将开启他内在智慧的旅程。 龙波天大师洞中禅的修行方法是通过规律的手部动作和经行，同时保持觉知身心的实相。他并不是为了获得宁静，而是为了观察身与心的实相。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ท่านสอนเอาไว้ว่า คนให้มีสติกำหนดรู้ในอิเดียบททั้งสี่ยืน ก็ให้มีสติรู้ เดินก็ให้มีสติเข้าไปกำหนดรู้ นั่งก็ให้มีสติเข้าไปกำหนดรู้ นอนก็ให้มีสติเข้าไปกำหนดรู้ ให้มีสติเข้าไปกำหนดรู้ในอิเดียบททั้งสี่ยืนเดินนั่งนอนแล้วไม่พอคู่เหยียดเคลื่อนไหว โดยวิธีใดก็ให้มีสติเข้าไปกำหนดรู้ว่าอย่างนั้น บัดนนี้เราก็มาทำกันลองดู แต่ไม่มีในตำราก็ตาม เราสร้างขึ้นมาเองอันเนี้ยเราควรรู้สึกว่าท่านกำหนด ให้รู้ว่าในอิเดียบทย่อยคู่เหยียด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นี่ก็เลยทำอย่างนี้ถึงไม่มีในตำราก็ตามรับรองว่า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สอนเรื่องนี้ จึงเมื่อมาทำอย่างนี้ทำเพื่ออะไร 年轻的甘他过去都是以念佛陀为修行方法，因此刚开始他并不太喜欢洞中禅的修法。但是当他坚持用这个方法练习了近一个月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内观智慧。于是。 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他决定在来府的齐奔楞寺院再次剃度出家。师从龙波天大师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你拜拜，爷爷，龙婆康切尼卡，拜咪叻。你拜咪叻个，婆，拜个内跳羊奔塔。 ก็ยังบัตรนคำไไปเที่ยวเบิงปลาอย่างเบิงปลา ไปเห็นเพิ่นอยู่ในป่าเพิ่นนอนอยู่เตียง นอนอยู่เตียง นอนอยู่เตียงแล้วเพิ่นเดียวกีวอนมุ่งกีวอนมุ่งนอนเอาเตียงไว้นี่นอนอยู่ใต้เตียง ไปช่วงไปเห็นกันไม่ไหมก็ไป ยกมือไหวธรรมดาช่วงนั้นเพิ่นิบ ตัดสบง เอาสบงมาขี่ยิบขี้วอนหลวงพ่อก็เขียนตัวยจำได้ก็เ๋ยถามว่ายิบขี้วอนนะสันกำลังยิบขี้วอนอยู่ เตียงอยู่ห่มใหม่ เอา ดอกขีวอนแล้วเป็นผู้มุ่งมุ่งแดด มุ่งนัดนอนอยู่แต่หันภังปฏิบัติเพื่อนีนั่นแท้ๆขยัน ที่เดินจมคมนี่ตัว เหลี่ยมมองทางเป็น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เป็นอยู่ในป่าขโมยอยู่ในขโมยอยู่บนหันเป็นว่ามันมีที่ฝังศพของคนเขาขากันตายไปฟังศพหันเป็นได้เอาเตียงไปนอนนั้นเดินจยกรมอยู่หันเป็นเป็นคนที่ขยันยันแท้นักพอคำเขียน 自从跟随龙波天大师修学后，年轻的甘田逐渐解开了心中的疑惑，也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答案。他了解过去自己掌握的灵医和巫术，事实上是人们的一种迷执。于是，他放下了对巫术的执着。从那之后，他不再寻找其他老师和法门。 而专心帮助龙波天大师到各地弘法。人他们录遍呢，不是หลวง父，学起来，หลวง父天天他妈，当，苦，阿，教，天天当父，或当苦，学没苦，我天天来教我们。哎，正话第。 หนึ่งในจังหวะเนี่ยสอง สาม สี่ ห้า หกเจ็ดแปด เก้า สิบ สิบเอ็ด สิบสองสิบสามสิบสี่ สิบห้า สิบห้าจังหวะนะ ให้ลู้อยู่สิบห้าครั้งแต่ละจังหวะห่างกันถ้าทำชำนาญจะได้วินาทีละหนึ่งจังหวะหนึ่งหมือนก็เข็มะไรก็ติ๊กติ๊กติ๊กดูทุกวินาที一九七五年 龙波天大师接受般若纳德比丘的邀请，第一次来到曼谷地区的暖无里府春拉巴坦朗色利寺弘法。甘田长老也一同前往，并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的与安居。后来，龙波天大师与弟子们重建南来寺，作为他在曼谷的分院。甘田长老。 也至始至终的协助龙波天大师重修寺院和弘法。从那时起，洞中禅开始广受人们的关注，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新生代，直至今日。一九七六年于安居之前。 甘田长老请求龙波天大师准许他去猜野奔赴进戈县的苏卡多森林寺院。虽然龙波天大师希望他能去别的寺院住持，但是甘田长老还是拒绝了，义无反顾的来到了普楞卡山林中的这座小寺院。 时间回溯到一九六九年，当时甘田长老的表哥博坛长老来到了普楞卡山，并担任该寺院住持。那时，寺院的名字还叫做俄拉湾大象森林寺院。附近的人家不足十户。什么还是下来这边去，当时在那边就买几包烟，没有木的，只坡有八十多豆。 อยู่ผู้เดียวบ่มีนี่บ่มีพระบ่มีขี้ไปอยู่น้ำที่ถ้าหารราชสิบเป็นต้นมาวัดเอราวัณ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เอิ้นโมหัวสร้างสร้างตายกับหัวหัวโคโลวิหระแล้วก็มันเป็นป้ากระช่ายหรือเขาเอิ้นโมจิ้งแข้งก็เอิ้นป้ากระช่ายนี่ โมสร้างก็เอิ้นพ่อสร้างตายอยู่หันบัดนี้ ในเมื่อสร้างตายหันเขาก็อยากให้ใส่ซื้อวัดป้าเอราวัณให้ว่าเป็นสร้างสามหัวซะก็เลยใส่ซื้อว่าวัดป้าเอราวัณนะ 佛前的开讲，将偏歪的手抠直，慢慢变成巴。或者慢慢像蔡斯瓦巴苏图，变成官方的布甘田长老一九七零年第一次来到苏卡多森林寺院，一九七六年他又回到了这里，和博坛长老一起度过与安居。尽管那时交通闭塞，山路崎岖，生活艰苦。 资源匮乏，附近的村民生活也十分的贫穷。但他预见到，这宁静自然的森林环境非常适合修行、弘法。แต่กีโอ้ยลำบากกินข้าวแต่ก็ไม่เพี้ยแต่แดงละว่าไม่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ว่าก็คือซูเมอร์นี่เดียวเนาะแต่กีมันอึดอย่าง ยังมีกับปลากระป๋องกับบุพี่กับน้ำปลากันนั่นแหละกับพักถนนก็บ่ดีความน้ำความคอนไปความคอนไปทั้งนี้แหละเ็นก้อนกุ้งงงเสื้อสีมาลังเทียกับต๊กคอนว่าสันเพิ่นว่าหน้าฝนก็โอ้ยลุยเพิ่นว่าลุยไปบินทบาท在苏卡多森林寺院结束第一个雨安居之后， 距此三公里的一个叫塔马非碗的大村落，请甘田长老去那里的金山寺担任住持。为了能更好的宣扬佛法，他欣然的接受了邀请。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 过去的塔马飞碗村是很封闭的，村里住了一些有案底的人。后来因为木薯价格的上涨，村民们开始上山砍伐树木，大量种植木薯，村民的收入逐渐增加。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各种各样的恶习，争吵和斗殴更是司空见惯，因此这里也被称为。 蛮荒之地。甘田长老慢慢的帮助村民解决了很多问题，重振了寺院和村庄，并且设立了粮食合作社。 在一九七八年，还建起猜野奔佛的第一个托儿所，因此他声名远扬，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阿达玛呢，抱หลวงพ่อครั้งแรกเนี่ย，ปีสองสาม，ตอนนั้น阿达玛ยังเป็นโยมแล้วก็ทำงานให้กับกลุ่ม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ศาสนาพระสังคม。 แต่ตมามาพบท่านครั้งแรกเนี่ยก็ตอนที่มีการจัดประชุมระหว่างโครงการต่างๆ ที่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ด็กขาดอาหาร ตอนนั้นเรานัดกันที่ประทาย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ประทายโคราชหลวงพ่อก็มาประชุมด้วย นั่นคือครั้งแรกที่ได้พบท่าน แล้วก็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หรือความประทับใจก็คือว่าท่าน ผ่องใสแล้วก็เป็นพระที่ท่านพูดน้อย แต่ว่าท่านฟังเยอะ แล้วก็เป็นกันเอง เป็นกันเองกับกับญาติโยมนะอันนั้นก็คือคือภาพครั้งแรก ซึ่งนำไปสู่การติดต่อกันเรื่อยมา ต่อมาประมาณปี 26อาตมาก็อยากจะบวชก็หาที่ที่จะบวช อยากจะได้วัดที่คนไม่เยอะ แล้วก็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ก็มีเวลา เพราะบวชไม่นานตั้งใจว่าจะบวชแค่สามเดือน ก็นึกถึงหลวงพ่อ เพราะว่าได้ทราบในเวลาต่อมาว่าหลวงพ่อเนี่ยท่านเป็นอาจารย์กรรมฐานด้วยท่านไม่ใช่เป็นแค่พนักพัฒนา มีเพื่อนที่เคยมาปฏิบัติกับท่านแล้วก็ได้อานิสงส์จากการปฏิบัติก็มาเล่าว่า หลวงพ่อนี่ท่านท่านสอนได้นะทำให้คนเนี่ยได้เกิดความตื่นรู้นะ 在当时军管时期，都市年轻人的频频拜访，让甘田长老上了政府的黑名单。有传言说，长老是共产党。然而，长老的一言一行都被所有人所尊敬。 有些村民说：“如果共产党可以让他们变得善良，那么他们愿意做共产党。”广播，这是塔马飞完广播台。早上好，村民们。每天早课后。 慈祥的声音开始在金山寺传来，这个声音标志着新一天工作的开始，提醒着大家起床做饭，同时也给村民开示讲法，慢慢的用佛法滋润、改变村民们的心灵。之后，长老还定期的为大家开办禅修班，直到现在。 พอเราทำหมัดแล้วเราสิเว้านะเราสิเว้าทำมาอีกให้ไทยบ้านได้ยิ้มนะก็กระสิ เอินว่าลูกลูกตื่นตื่นผู้ใดตื่นเจ้าได้งานหลาย ตื่นสายได้งานหน่อยเกียเปียก่ยเฮียนเหนียเกียโยเฮียนไตหัวจึงไข่ยเฮียนเพลินลูกลูกเฝ้าปูเฝ้าฟังแล้วก็ว่าเนาะถ้า้องบ่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โต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นก็บ่รู้สึกเด้มันก็เข่าม้าใดโลดเด้แม่นบ่ แต่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โตอยู่สุยามวันนี้อันใดเขามาเขาเก่าหูเด้สิ่งที่พอดีเขามามากระทบกระแทกเขาเก่าหูอันนี้ถ้า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โตสิ่งกระทากระแทกเขานี่เขามาเขากระเสยเด้มันมันสิบ่าจิตใจเขานี่มันสิบ่กวยเจ๋คือเก่าน่ะ塔马飞น村庄的建设有成功，也有失败。

ซึ่งอันนี้เขาก็มีเหตุมีปัจจัยที่ทำให้เขาไม่กระตือรือร้น แต่ท่านก็พูดเสมอว่า เนี่ยงานล้มเหลวนะแต่ตัวท่านไม่ล้มเหลวอันนี้เนี่ยก็เป็นสิ่งที่ท่านพูดอยู่เสมอ ซึ่งในแง่หนึ่งก็เป็นข้อเตือนใจพวกเราว่า เมื่อทำงานก็ให้ทำเต็มที่นะ แล้วก็ไม่ว่างานจะสำเร็จหรือไม่ก็ตาม ก็อย่าทุกข์กับมันนะงานไม่ใช่ตัวเรานะงานล้มเหลวแต่ว่าตัวเราไม่ล้มเหลว แต่บางคนงานสำเร็จแต่ตัวล้มเหลวก็ได้นะ ต้องระวังนะถ้าเกิดว่าเราทำงานเต็มที่นะ ผลจะเป็นยังไงก็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มัน 1982年，甘田长老再次回到苏卡多森林寺院。 为多件事情打造基础，其中最重要的两件是保护环境和带领禅修。他为此全力的付出，最终事情成功，并持续到现在。几十年来，由于国家经济建设和村民种田需要。 苏卡多森林寺院周边的森林被完全破坏，但是长老始终坚持保护环境。过程很漫长，有时候，村民还和长老发生争执，但长老认为，法显现于自然。你们的，底，外威他，路还兰崩。 หลวงพ่อขอห่ามในบริเวณเนย่ยคนก็บอกเท่านั้นแหละก็บอกว่าใกล้ได้ละทั้งปูจัดการโรงเรียนการปลาก็ว่าแปลงทั้งนั้นแปลงนั้นแปลงนี้มีแปลงเนียแต่แปลงในเพ้่นขอห้ามเนี่ยว่าขันบ่ห้ามไม่ แปลงไม่ได้เป็นให้เป็นผู้ก็มีปลาธรรมชาติของเก่ามันจะได้ 为了保护兰坡涛河区域的生态环境，2000年，长老发起了和平环保行脚活动。因为他看到环境问题的治理不能单单依靠政府，民众也应该积极参与其中。要让大家认识到，环境问题是每个人的问题，这是大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านเราอยู่เขาสิอยู่จังไหนมาเบิ่งดูมาเบิ่งซอกันดูเขาอยู่จังไหนล่ะ อายุบ้านเขาเนี่ยมันสันสันกันบ่ก็กันดูแล ที่ราบสูงมันน้ำไหลลงหัวมันตะกอนทอเนี่ย เดี๋ยวนี้มันทอปุ่มือ เฮ็ดจังไดเขาจะอยู่ได้ เป็นดินปลาไม่ร้องไห้แม่น้ำล่มป่วย เป็นดินต่มพาตอากาศเป็นพิษ

在自我修为上也得以提高。从首次和平环保行脚活动，一直到二零一三年，已经过去了十四年。而这十四年中，长老从未缺席过一次。长老重复强调的一件事是：修行四念处。 培养觉性，他视此为每个人的灭苦之道。苏卡多森林寺院的集体修行用功处——兰亭空。 多年来，来自世界各地众多新老面孔的修行者，持续不断的来此用功。这里不仅可以净化身心，还可以通过修习龙波天大师的弟子甘田长老所传承的洞中禅，亲自体证到，这是一条可以带他们走向灭苦的路。 ดเห็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จริง ๆ ผู้นั่นก็เห็นสัจธรรมถ้าผู้ใดเป็นผู้ที่โกรธผู้นั่นก็ไม่เห็นสัจธรรม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นมี ความไม่โกรธมันก็มีความสุขมันมี ความไม่สุขมันก็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นมี ความไม่ทุกข์มันก็มีมันมีเป็นคู่คู่อยู่นั่น แต่คนเราไม่รู้จักมันตา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เวลาใดที่มันโกรธก็หมดเนื้อหมดตัว ไป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ทั้งหมด ทำไปตาม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ทั้งหมด จนมันอิ่มตัว 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ถ้าเราเป็นผู้เห็นมันข่าวใดที่มัน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นจะมาสอนเราข่าวใดที่มันทุกข์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นจะมาสอนเราข่าวใดที่มันดีใจความดีใจมันจะมาสอนเราข่าวใดที่มันเสียใจความเสียใจจะมาสอนเรา ให้เราถือโอกาสนั่นศึกษามันลองดูความเห็นผิดนั่นแหละ มันจ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เกิดความเห็นผูก ความทุกข์นั่นแหละมันจ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พ้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กข์ ถ้าเราอดใจมองให้ดูสักนิดนิดหนักแน่นหน่อยหน่อยมันจะเข้าใจ จะเห็นสัจธรรมขนาดนั้น มันมีสติอยู่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เท่านั้นนะที่ท่านยืนยันนะนะ ยืนยันนั่งยันนอนยันนะ ว่าสติ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เท่านั้นนะที่จะทำให้ทุกสิ่ง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เปลี่ยน เช่น คนเคยมีปัญหาก็ไม่มีปัญหา คนเคยโกรธก็ไม่โกรธเนี่ย คนที่เคยทุกข์ก็ไม่ทุกข์อย่างเงี้ย ท่านยืนยันอย่างเงี้ยมันเกิดจากสติตัวเดียว รู้สึกตัวรู้สึกตัวนะ รู้สึกตัวเป็นทั้งศีลเนี่ยท่านพูดนะ รู้สึกตัวเป็นทั้งสมาธิเนี่ย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เป็นทั้งปัญญาจะรู้สึกตัวไปทำไมล่ะ ก็ต้องเรียกว่า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รู้สึกตัวให้มันเกิดสติ อันนี้เป็นสติปัฏฐานที่พระเจ้าได้พูดถึงนั่นแหละท่านจึงเน้นไปทำอย่างอื่น จะเป็นใครมาจากไหนท่านไม่ถามหรอกจะเรียนสูงเรียนต่ำ ท่านก็ไม่ถาม ถ้ามาแล้วขอให้ฝึกสติเถอะเมื่อมีสติแล้วก็จะมีศีลสมาธิปัญญาไปเอง ก็จะรับผิดชอบตัวเองก็จะเปลี่ยนไปเอง ไม่ต้องไปสอนอะไรเขาเลยก็จะสอนตัวเอง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苏卡多森林寺院与安居时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出家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出家人到这里来安居学法。他们在苏卡多剃度之后，都会到金山寺去受戒，然后再到苏卡多安居。 อย่างพระบวชใหม่มาเนาะในการที่บวชเองท่านก็สอนเต็มที่ตั้งแต่อยู่ในโบสถ์แล้วสอนได้ในโบสถ์แต่พอลงมาจากโบสถ์แล้วก็ก็บอกให้มีพระพี่เลี้ยงคอยแนะนำเรื่องวินัยก็ดีหรือเรื่องการปฏิบัติก็ดี ก็เหมือนจะส่งต่อให้ให้กับพระพี่เลี้ยงคราวนี้พระพี่เลี้ยงก็ก็หนึ่งก็แล้วแต่จดิตของแต่ละท่านที่จะสอนต่ออย่างไรนะจะไปคุยเรื่องธรรมะเรื่องระเบียบ ใครแนะนำหรือว่าจะไปคุยเรื่องปฏิบัติไปหาใครอยู่นะ มันก็เป็นแบบนั้น หรือบางช่วงก็มีพระหลายหลายรูปที่ท่านแบบมีจดิตในการชอบดูแลพระใหม่ท่านก็จะคล้ายๆไปไปดูแลต่อหลวงพ่อใช้เหมือนคล้ายๆ ว่าเหมือนเหมือนหลวงพ่อเหมือนเป็นคนออกออกไข่ให้แต่ก็มีมีแม่ไก่ตัวหนึ่งที่คอยไปกบให้เขาให้เขาให้เขาเติบโตขึ้นนะ 建设寺院的初期，苏卡多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如果有修行者一路艰难来到了苏卡多，长老都会把他们照顾得很好，因为长老希望。 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来用功。ท่านจะไม่ให้เราเนี่ยมามาเป็นภาระในเรื่องพวกการกินการอยู่นะท่านจะจัดการเองนะเสนาสนะท่านก็จัดการจะสร้างเมื่อไหร่ท่านก็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กช่างมาเลื่อยไม้แล้วก็มาทำท่านดูแลเองหมด คือพวกเราเนี่ยไม่ต้อง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เลย นะเราปฏิบัติ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นะท่านดูแลจัดการเรื่องเสนาสนะปัจจัยสี่หมดแล้วก็ท่านชอบทำงานนะตื่นเช้าขึ้นมาก่อนจะไปบิณฑบาตบางทีก็เห็นท่าน ท่านก็ถางถางหญ้า หรือว่าขุดจอมปลวกนะออกไป ท่านจะไม่เคยเรียกร้องขอให้พวกเราไปทำเรื่องพวกนี้เลย ท่านบอกท่านทำเอง พวกเราปฏิบัติ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นะอันนี้ก็ 格里沃尔特饿死了吗长老在苏卡多的日子里修行者们很熟悉的一幕是长老在兰亭空休息的地方他会把帐篷搭在这里休息并在这里用功在一年一度四十天密集禅修里长老都会和大家在这里一起修行用功 长老常说，每次看到修行人精进用功，他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到欣慰和赞叹。如果修行者需要指点，长老鼓励他们任何时间都可以来找他。当他和修行者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有他独特的教导方法。每个人都说，长老他说给我们听，他做给我们看，他生活在这里。 他的平静，我们都能感受到。มาว่าท่านก็ให้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ทั้งพระทั้งคารวาสไม่ไม่ไม่ไม่ด้อยกว่ากันนะไม่ด้อยกว่ากัน เหมือนทุกคนน่ะ ไม่ว่าจะเด็กหรือผู้ใหญ่มาว่าหลวงพ่อก็ให้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ไม่ต่างกัน หลวงพ่อเหมือนคล้ายๆ หลวงพ่อใช้คำว่าเหมือน วันนี้เราสอนเราบอกเข้าไปเถอะ แต่เขาจะจะ คิดได้ตอนไหนก็เป็นอีกเรื่องหนึ่งบางทีเขาทุกข์มากๆ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คิดได้ก็ได้ แล้ว ค่อยมาปฏิบัติก็ได้ไนะคือหลวงพ่อเหมือนพยายามให้ไปก่อนคือให้ธรรมะเผื่อบางทีมันติดบางคนอาจจะแค่ติดที่หัวหรือบางคนอาจจะติดใจ พอเขาทุกข์มาก ๆเขาก็อาจจะลึกได้ แล้วก็บางคนก็กลับมาบวชหรือบางคนก็ เออ พอทุกข์มาก ๆ ก็ตั้งใจ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นะหลวงพ่อก็คิดแบบนี้นะมาว่า โดยการหังผล 甘田长老所教导的修行方法使很多人受益。如今，这里已经成了著名的禅修基地，吸引很多修行者来这里用功。 长老的弟子们也开始到各地弘法，但是长老依然会在早课后开示讲法。邦呀，冇做冇得，当个咁贪傲，偏就咪咁浪，当个傲，粗傲，佢就系，对咁浪咪，就系咁样。 ในเวลามันเหน็ดเหนื่อยเหน็ดความเหน็ดเหนื่อยหมายถึงความไม่มีกำลัง นัก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ก็เช่นกันเวลาที่มันสุขมันทุกข์แสดงว่าไม่มีกำลังจึงปล่อยให้เป็นสุขเป็นทุกข์ปล่อยให้เกิดโกรธโลภหลง เพราะไม่มีกำลังสติ สติมันจะเห็นไม่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บอะไร สุขก็ไม่ได้เป็นไปเป็นผู้สุขเห็น แต่มันสุขไม่มีอะไรหวั่นไหว ทุกข์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อะไร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แต่เห็น แต่ก่อนมันไม่มีอันภาวะที่เห็นมีแต่ภาวะที่เป็นมันอดแอ ชีวิตต่อน่อถูกแบ่งแยกไม่ได้ใช้ชีวิตจริงๆอันอื่นเอาไปใช้สุขเอาไปใช้ทุกข์เอาไปใช้โกรธโลภหลงเอาไปใช้ความรักความจังเอาไปใช้ศูนเปล่าเสียเวลาเนิ่นช้า ไม่มีชีวิตชีวาถ้าเป็นเช่นนั้น ชีวิตมันได้ต้องเป็นอะไร 很多人到苏卡多森林寺院来精进用功、培养觉性。过程之中，有些人不停深入体证道法。长老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由内至外的深厚修为。他的言谈举止之中，透露出庄严而优雅的气质。大家都感受到长老的慈悲和关爱。很多人都说，长老。 是他们的大善之事。ตัดสินใจเขียนถึงหลวงพ่อกับเขียนเนี่ย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เนี่ยนะเขียนถึงหลวงพ่อก็เขียนเรื่อง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คนพิการมีอิริยาบถที่มันมันน้อยไม่เหมือนคนปกติ แต่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าก อยากจะพ้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กข์อยากจะแก้ปัญหาชีวิตด้วยตัว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เนี่ย เราจะทำอย่างไร เนี่ย เริ่มต้นจากเพียงแค่นี้หลวงพ่อก็เลย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ตอบมา หลังจากนั้นประมาณ 12 วันนะ ผมเขียนไป12 วันท่านก็เขียนตอบมาท่านเขียนตอบมาเราก็ดีใจแล้ว โอ้ จดหมายจากหลวงพ่อกำเขียน โอ้ มีกำลังใจไม่ทันเปิดเลยนะ เราไม่คิดว่าหลวงพ่อเนี่ยจะมีเมตตาขนาดนี้นะ เราเป็นคนพิการไม่มีสาระอะไร แต่เป็นพระระดับหลวงพ่อ เป็น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ท่านอุตสาหคิดหมายมาเราเนี่ยได้กำลังใจนเปิดอ่านดูคำแรกที่ท่านหลวงพ่อ ท่านเขียนว่าบอกว่าคนพิการก็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ได้โอ้ตรงนี้นะประทับใจมากโอ้เรามีโอกาสได้มีทางนี่ท่านก็จะเป็นกัลยาณมิตรให้ท่านยินดีจะเป็นกัลยาณมิตรให้กับเราท่านก็แนะนำวิธีการทำกรรมฐาน ท่านบอกว่าถ้ามีอะไรเนี่ยก็ยินดีที่จะตอบจดหมายเราทุกฉบับนะถ้าสงสัยแล้วก็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ถามไปต้องให้กำลังใจมาเยอะๆเนี่ยเพียงแค่นี้在一般人看来，长老只是一位普通的出家人，看不出来他和其他出家人有何不同。可是。 在修行者眼里，他是位值得尊敬的导师，他充满智慧与慈悲，是大家的善知识，为人谦虚温和，对所有人充满善意。 me and there's another Sri Lankan monk. Sometimes when he go out for like to visit some another temples, Lompo like to take us with them. So I think it is his kindness. He, he, he feels that we are alone or lonely here, so he take us. It is very wonderful one day in the vehicle, Lompo said, I can't speak English. <laughs> he said in English. <laughs> so but but but whenever i stay near to him like i feel some vibration because of his kindness like i feel uh, I, I didn't have any stress or fear to near to him and so I, I found this vibration is like little special of course when i talk with other chinese monks and other foreign monks they also tells the same so it is so so easy to stay near to lumpur 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长老都肩负着弘扬佛法的使命。这些事物使得长老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繁重的工作是他病痛的原因之一。二零零六年，他被检查出患上淋巴肿瘤，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住院。 通过和病魔抗争，长老给我们实现了可贵的佛法。一颗修行之心是如何帮助病人的？长老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培养正知的力量，使我们哪里有痛，哪里就有不痛；哪里有老，哪里就会有不老；哪里有死，哪里就会有不死。只有觉性才能做到这一切。 เขาว่าคนป่วยมีทุกข์เนี่ยเราไม่ทุกข์เลยนี่คนถามไปเยี่ยมที่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หลวงพ่อก็พูดคำเดียวว่า สนุกกล้วยคนหวงให้ดูหลวงพ่อน้องไอซียูขอกระจกน้ำตาไหลเป็นแถวยาจมหลวงพ่ออยู่ห้องไอซียูเห็นโยมน้ำตาร่วงครับทำไมเขาบังหวงเรา เราไม่มีปัญหาอะไร เราสบายที่สุดแล้ว เออ เออพูดไปได้นะ ครับครับอมท่อเหล็กในปากครับนึกในใจนึกในใจเอากระดาษมาเขียนครับ เวลานี้ญาติโยมที่มาดูหลวงพ่อขอกระจกอยู่เนี่ย กลับบ้านได้แล้วไม่ต้องห่วงหลวงพ่อหลวงพ่อเป็นชีวิตส่วนตัวมากที่สุด ไม่เหมือนอยู่วัดนะอยู่วัดยังแบ่งให้แล้วก็ปลูกต้นไม้แล้วก็ไปสอนพระ แล้วก็ไปรดน้ำต้นไม้ครับมาอยู่นี่สนุกดีนอนสบายแล้วนกป่วย เห็นว่า เออ คนป่วยเขาว่าเป็นทุกข์ทำไมเรามาเป็นทุกข์หาทุกข์ไม่มีเลย ก็ได้มีโอกาสพูดคุยกับท่านเนี่ยท่านก็ได้พูดคุยให้ฟังว่าถึงแม้กายของงพ่อป่วยเนี่ยแต่จิตจิตใจท่านดีสม่ำเสมอ แล้วก็บอกคันห้าท่านเนี่ยราบเรียบเหมือนเหมือนเรือที่มาจอดริมฝั่ง น้ำก็ไม่กระเพื่อม เดินขึ้นฝั่งได้เลยไม่ต้องปีนป่าย เดินขึ้นฝั่งได้เลย คล้ายๆว่าท่านไม่ได้ติดในเรื่องสังขารต่างๆ ในรูปเวทนาสัญญาสังขารวิญญาณท่านเสมอกันหมด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ปกติแม้ท่านจะป่วยมันป่วยหนัก ท่านรักษาจิตของท่านได้สงบมาก治愈之后，长老的身体还是很虚弱，工作量不减反增。 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弘法，长老总是说，他要回报那些救活他的人的恩情。ได้กล่าวการหนึ่งก็ไป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เดียท่านก็แสดงออกไดคำพูดเช่นไปที่วัดเวรุวันสถานที่ที่สอนธรรมท่านบอกว่าณวันนี้ณวันนี้เวลานี้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底，长老感到下咽困难。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去朱拉农工医院检查。二月四日。 医生诊断出长老的食道上部长了恶性肿瘤，需插管进食。经过四次放疗，三天后，长老感到呼吸困难，呼吸道被肿瘤压迫。医生决定在喉咙处开洞，以帮助呼吸。 住院将近两个月。三月二十六日，他回到金山寺调养。尽管他很疲惫，但一有时间，他还是会在寺院里走动、浇水。由于要等无菌隔离房的建设，因此长老搬回了苏卡多森林寺院。一旦他有力气时，就会写一些笔记，当然还有浇花。这些都是长老喜欢做的。 七月二十七日的早晨，长老从苏卡多寺院来到金山寺观看建设的进度。虽然已重病缠身，他的生活依旧一如既往。这一次的病比之前要严重很多。 长老并未显露出任何的不适，甚至有时候肿瘤压迫他的器官，使得他呼吸困难。他的心依然和平常一样，不会受到病痛的影响。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示在觉醒中，同时，长老时刻不停地用工整的文字和沉着的态度，教导弟子们接受生命的无常。 他已经准备好死亡的来临。ทำไมาว่าหลวงพ่อนี่เป็นเป็นครูสอนในเรื่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วิถีชีวิต เป็นแบบอย่าง ในขณะที่ที่ภาวะวิกฤตทางด้านชีวิ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แต่ท่านท่านวางใจของท่านเนี่ย วางใจของท่านให้ ให้เป็นปกติได้ดีได้ดีเยี่ยมเลยนี่เลย จนกระทั่งว่าถ้าไม่มีหมายไม่มีอะไรอยู่ที่เป็นว่าเป็นคนป่วยจะไม่รู้ว่าหลวงพ่อคือเป็นคนป่วย วางท่าทางหน้าตายิ้มย้มแจ่มใสใครใบใคร มานี่มาอยู่ตลอดนี่ตลอดเป็นนิมิตหมายในส่วนหนึ่งที่ที่เราชาวพุทธที่ควรที่จะนำนำมาปฏิบัติให้มันได้ได้อย่าง อย่าอย่าไปจนกรอกในขณะที่ชีวิตเรายังเรากำลังเผชิญการวิกฤตในชีวิ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 น่าน่าจะเอาส่วนนี้เถื่อนที่หลวงพ่อเป็นอยู่ให้เราเห็นศึกษาตรงเนี้ยเอามาเอามาใช้กับชีวิตมาพัฒนาชีวิตของเราให้ ให้ให้อยู่เหนือทุกขเวทนาที่หลวงพ่อพาอยู่นะท่านก็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เรานะ สอนให้เห็นนะว่า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แก่นะ ไม่ใช่ตัวท่านแก่ 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เจ็บ ไม่ใช่ท่านเจ็บ ร่างกายตายไม่ใช่ท่านตายเมื่อกี้ที่ท่านเขียนเขียนนะท่านบอกท่านลาตายแล้วละ่ะ ท่านโคม่าแล้วท่านลาตายแล้วแล้วท่านก็ยังเบิกบานอยู่ ท่าน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ที่ดีกับเรานะ เจ็บถึงขนาดนี้ถ้าเป็นคนทั่วๆ ไปนะทุรนทุรายตายแล้วกลุ้มใจท่านยังมีความสุขของท่านอยู่ได้ หน้าที่เราไม่ให้เสียชื่อเป็นลูกศิษย์ท่านนะก็ทำอย่างที่ท่านทำให้ได้สิ แต่ไม่ใช่ทำว่าไม่หวั่นไหวอะไรนะ ต้องทำเหตุ อันนี้เป็นผลที่ท่านฝึกมาอย่างดีแล้ว เราก็ต้องทำเหตุที่ท่านเคยทำมา ท่านมีสติทำอะไรท่านก็มีสติ มีสติเห็นกายมันทำงาน มีสติเห็นจิตมันทำงานจนกระทั่งจิตมันเข้าใจ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 มันก็ไม่ยึดไม่ถืออะไร ก็มีความสุข เราก็ต้องเอาอย่างท่านคือเอาปฏิปทา เอาวิธีปฏิบัติของท่านมาทำ尽管长老接受了医生最好的治疗。 但是他的恶性肿瘤依然继续增大。八月二十三日凌晨，肿瘤的挤压几乎完全阻塞了气管下端，使得他呼吸极度困难。尽管尝试了所有的救护，肿瘤依然没有缩小。长老开始大力的喘气，护理的弟子们竭尽全力试图扭转局面，但似乎…… 没什么效果。然而，长老一直都在觉醒中。他起身上洗手间排解体内的污物，洗手、洗脸，把自己穿戴整齐，然后回到床上躺下。过了一会儿，长老示意让人拿来纸笔，写下一句话：“请大家让我走吧。”把纸条交给弟子后，他向大家。 合掌致意，慢慢的合上双眼。过了一会儿，呼吸停止了。长老的辞世时间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三号凌晨五点前，享年七十八岁，戒腊四十六年。甘田长老留下如此的笔记。 我向大家做出最后的告别，此色身即将逝去，请弟子们继续保持觉性和智慧，把法弘传下去。这个法传承于龙波天大师，是可以最终带我们脱离苦的。这个时候，只有放下，不是什么跟什么，当下就是不是什么跟什么。 龙波天大师的弟子有法引领，对他们来说，没有所谓的死亡。我的体证是从见到明色开始，直到现在，请大家互相鼓励，持续用功，直至行运不再造作。从过去的四十九年，直至今日，觉知身心的实相，觉知身心的实相。 才是最好的。การเป็นผู้ดูอย่าเข้าไปเป็นเนี่ยท่านบอกอันนี้สำคัญมากการเป็นผู้ดูอย่าเข้าไปเป็นท่านบอกว่าเป็นเพชรแห่งธรรมะคุยกับผมนะการเป็นผู้ดูเนี่ยเป็นเพชรแห่งธรรมะสุดท้ายแล้วถึงขั้นที่ว่า การไม่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บอะไร เป็นมงกุฎแห่งธรรมะเนี่ยสูงกับเพชรการไม่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บอะไรเนี่ยเป็นมงกุฎแห่งธรรมะไม่ได้เอาอะไรมาอวดมาอยากเอาตัวไม่ทุกเนี่ยมาอ้างกันก็ไม่เป็นไรชีวิตสุด ยอดคือไม่เป็นอะไรนะไม่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บอะไรเลย สิ่งที่เกิดขึ้นกับกายกับใจนี่ไม่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บมันเลย遗体告别时间是八月二十三日。 九月六日，地点在金山寺。长老希望丧礼从简，不要申请皇家级别待遇。最终，丧礼如长老遗愿，一切从简，以法为重。他老过，把他最后他要就是去去寺。 แล้วท่านก็ก็เขียนคล้ายๆเป็นคำสั่งเสีย ภาษาสมัยใหม่ก็เรียก living will นะพี่ในคำชีวิตวันเนี่ย ว่าถ้าท่านอาการเพียบหนักจนตัดสินใจ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ไม่ได้เนี่ยนะก็ขอให้อย่าไปยื้อท่านหลวงพ่อท่านเป็นแบบอย่างคนที่พร้อมจะยอมรับความตายนะเมื่อเวลามาถึงนะในระหว่างนี้ท่านก็ประคองสังขารไป เท่าที่เหตุปัจจัยยังอำนวยนะ แล้วเมื่อใดก็ตามที่สังขารไม่ไหวแล้ว เหมือนบ้านที่กำลังจะผุพังก็ปล่อยให้มันผุพังไป ไม่ต้องไปยื้อไม่ต้อง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กับมันนะ ท่านสั่งไม่หมดนะ รวมทั้งว่าเมื่อท่านมรณภาพเราจะจะทำพิธีศพอย่างไร ไม่ให้ ฟุ่มเฟือยไม่ให้ยุ่งยากนะ ไม่ให้ลำบากนะ ตัดพิธีกรรมต่างๆ ที่ไม่เป็นออกไปมากมาย ท่านสั่งแล้วท่านสั่งเสียไว้ ไม่มีการขอพระราชทานเพลิงศพอะไรทั้งสิ้นนะให้ให้จากไปอย่างที่เรียกว่าก่อภาระความเดือดร้อนแก่ผู้คนให้น้อยที่สุด แต่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ในทางธรรมให้มากที่สุด 菩皮仪式在九月六日的金山寺如期举行。那天，众多龙波天大师的弟子们，包括参野奔府德高望重的大和尚们，还有来自四方的居士，都冒着大阵雨来为长老送行。 焰燃烧着长老的色身时，弟子们通宵守护着他，自始至终没有休息，就这样静静守护着他们敬爱的师傅。这天早上，僧团如实奉行长老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安置在苏卡多兰亭空的法轮下。 以此鼓励禅修者们体证纯粹的觉性，最终达到觉知身心，只是知道，不是什么跟什么的境界。虽然甘田长老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所教授的法依然存在。 他没有带走戒、定、慧，他也没有带走我们的觉性和觉知，他也没有带走离苦的真理，这一切依然存在，等待着我们去见证并到达，最终受益。长老的教法一直永存下去，只要世上还有修行者，佛法的精髓。 都一直存在，永远不会消亡。